锵锵三人行，哎呀，真是好久没见过，好久不见你啊！你回来就变成英国绅士，瞧瞧你今天穿的。我还买了一个英国礼帽， <laughs> 真的假的？那天给你带，明天再来尝尝一下。这个老是担心右廷的这个个人情况出现变化。 <laughs> 这次来了之后，听说还没找着男朋友，我们就放心了。你放心，你不担心。你你不用加个门，就是你就放心了。是是是是是，你们学者最爱干这个事， <laughs> 咬文嚼字，不是咬文嚼字这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种虚弱。 <laughs> 很多人讲课，我就发现他爱说我们，明明是你觉得，你干嘛老说？尤其很多教授，我们认为，他怎么就是你们认为？假假定他是这个这个，我们是代表人类。 没错，哎，代表已有的知识的这一方面，啊，但是也有的地方是讲我的。不过，呃，西方严格说来，写论文是不可以用这个字的，不可以用说“我认为”“我想”这些字的。那要用？绝对不用。就你就直接写上去啊。为什么？不要比比方说你在论文里要写一句“幼 <laughs> 婷是很漂亮的”，那你就不要写“我认为幼婷是很漂亮”。为什么？Of course，这是你认为啊，已经是你写出来的嘛。为什么不说 “I think”？呃，不行，这个是太 personal。 在学术论文，在研究里，不可以这样。就像播新闻，你也不可以说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但是，如果不说我认为，又婷漂亮这件事儿就没有意义了。没有啊，是你写出来的。学论文，现在是论你你你写出来这行字，就假定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是这是你写出来的，你你你，除非你要特别你要否定这个东西，你只有只有我认为什么可是你知道在男女沟通里面，我被教导是说，常常我们会说，你看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都不打扫，你不来接我，你不怎么样你不怎么样。然后后来人家教我说，不行，如果在男女关系里面你要多讲我们，就是 we 我们，如果要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今天怎么样？所以希望。 发生发生，你知道为什么你还没找着男朋友吗？ <laughs> 这人老说我们是不是该买钻戒？ <laughs> <laughs> 我们是不是该订婚了？太小太小了。我们现在对而且来说，钻戒这个东西已经而且咱们台湾美眉哈，台湾我觉得领导人也有一个说话的习惯，这跟咱们大陆领导人说话习惯不一样。他老干嘛？他说我就好了。他为什么说名字呢？嗯，英九怎么怎么样？对对。楚瑜认为，嗯，是吧？ 你不觉得这比较礼貌吗？对，这是比较文雅。为什么比较文雅？我以前也会这样讲。又挺觉得什么什么的，好像你在说你妹妹。你 <laughs> 就就是对对自己，这比较文雅的说法，大陆反而废掉了。对对对，这是从林志玲开始流行。 志林志志玲姐姐马英九他们是跟林志玲 <laughs> 说不不很早就很早就有了，但志玲姐姐把它发扬光大，就是林志玲开始讲话，就是志玲姐姐认为，嗯哦哦哦志玲姐姐的声音就是。以后你学一下，文涛认为啊，什么怎么。 我没那脸。 <laughs> 哎，正好说说你们台湾最近就大大选情况，你了解吗？是， <laughs> 我想回去感受一下我这里吧。然后呢，呃，看到那个三个，你知道老中青的感觉吗？怎么讲？就是宋楚瑜是老政客的样子，所以你看他那个辩论会的时候，就一副就是非常游刃有余。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他就活在一个旧的年代，从来不想往前走，了，一一直觉得自己就是。 省长那个时代，我就是当时民众爱戴的宋楚瑜，他殊不知现在民调只剩百分之十， <laughs> 但他还是觉得当时时间很重要啊。那当然，但他还是觉得我这个十就像以前的百分之七八十那种全民拥戴的那种感觉。然后再看这个，我还是认为那个什么英九，英九， <laughs> 英九，英九。现在我们对他有点失望。英九以前很帅气，然后就慢跑，但是英九因为跟大家没有亲亲切感，嗯，所以我们这次辩论会，我们就说他像小学。 身一样，最后就是我们台湾站起来。可是你知道，他不是那个范儿，没错没错，英雄就被 <laughs> 就被幕僚教的，就是一定得有点手势。我们说以前小朋友演讲，我们在有什么那个演讲比赛，一什么二什么，就是老师要教你讲到一二三，一定要比，就很不自然。 英九现在就是这样，这就说呀，肯定有人在后面指导他。不是，这指导也没用。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范儿，对吧？你英九，你比如说英九啊，我我倒是发现啊，英九的骨子里啊，也许有一个阴柔的范儿。你见过他媒体、台湾媒体拍的英九啊走路的姿势，这就是这一边一溜镜头啊，英九侧着走过来，你见过了没有？很很很著名英九的是他他他他，你道吗？哎，他。 他这么走过来啊， <laughs> 特别特别自然，他他是他的那个那个劲儿，你知道吗？但是他要来这个，呵呵总觉得有点不够力，对，他们两个人正好相反。马英九呢是男人，但是有点女性化；蔡英文呢是女人，可是呢比较男人化。现在你知道港台是群英会啊，嗯，四英嘛，呃，马英九、蔡英文、梁振英。 唐英年，唐英年，唐英年，四英嘛？哎呦，好家伙，这真是英雄而已哎就是啊，英 <laughs> 雄。对啊。你会投谁的票？你是什么色儿的？我现在可以在电视上表明我的立场吗？不能说的吗？ <laughs> 这个？那可以吗？因为身为公众人物，通常不太能；，因为身为新闻人物，我们不太能够表明我们的立场。但是你刚刚看我提了多少次的这个你多半是投我党不喜欢的吧？ <laughs> 没有没有。咱咱咱说说咱们的内地的事儿，好久都没聊。 呃，台湾这个这个选情啊，咱们内地呢就出来的最近比较引人注意的事儿，他们说北京还有很多人聊，是说什么啊？那个萝卜的问题， <laughs> 转弯转的挺快，转的太猛了。我们有好人，你知道吗？我们有好人，但是我们这个好人最后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知道吧？我我我我说起这个，我先讲另一个事儿。广东前两天出了一个事儿。 我们有好人，不都说广东小月月吗？说不见义勇为吗？这回这哥们开着车，看见加油站，一个人在前面跑，一个穿着加油站服装的一个工作人员在后边追。嗯，他想那肯定是歹徒，于是他踩油门就去追那个歹徒，然后一下子撞死了这个歹徒，撞死了。但是撞死了之后才发现呢，穿加油站制服的这人呢，才是坏人，疯子，是个精神病人。 那是个无辜的人啊，这家伙追，哎呀，那怎么办？那怎么上法庭啊？但是他说，你看这事儿你们爱怎么办？但是你们得，你们得考虑到我这个，我是帮你动机追坏人呐。啊，他有见义勇为奖 对啊，见义勇为讲。现在不是说深圳要改法了吗？就是只要是见义勇为的人，他在这个法律上某些事中，他可以免免刑责的嘛。就是说，呃，除非那也不能说这突撞死人就免刑责。就意外伤害，不能不能够就是加重伤。这肯定不是有意杀害，是咯是咯我上次就跟你讲，都是车子惹的祸。 我们不讲了一大串了吗？这个温这个动车小月月，我跟你讲，徐老师有这个，我就发现知识分子还是有洞察力的。他说你注意到没有，一年来中国网络上惹起的大事件、大话题啊，都是交通事故，其实都是交通事故。我还说，我说两岸很相像，我在台湾电视新闻上看到的百分之百都是交通事故。 <laughs> 那个那个，除了我们讲的那个几单甘肃啊、小月月啊、什么温州以外，呃，我爸是李刚。 那也不是车撞的吧对李李双江那事儿也不是车吗？最近还出了一单，那那宝马那个打死人，你现在撞到我再给你数一段，我忘了什么地方了。所以原来有一条街还是比较暗的，嗯，常常有一些停车停在那里。 噔噔噔噔噔震动啊！车。那么结果， <laughs> 结果呢？有有几个民工， <laughs> <laughs> 知道不知道？听过哦，听过，听过，这没试过就知道。结果呢？有几个打工民工仔呢？走过，那其中有一个吧，就去看了一下，就看了一下以后呢，也不知道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他据说看到了里边有一个男的没穿上衣，另外有两个女的。嗯哼。然后他看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走了。结果那个车呢？我看报道是这样说：那个车里的人呢？ 就好像打开车门就骂了一下什么东西，骂了一下什么东西，然后又关上车门了。那他们也就继续走了。结果余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车高速的撞下那四个人，把四个人全撞飞。那个看的那个人当场撞死。啊。 撞死啊！所以真是不要随便看人家别人性生活，引出什么结论？引出什么结论？不是 <laughs> <laughs> 我没听明白。太暴力了！对，那么当然这个事情也是这样来报道的。最后在网上出现的标题就是说，就是就是偷窥人家车车内什么，然后就被撞死。那那就是那是这个罪恶滔天呐！ 你怎么能够这样呢？看一眼就把人家撞死了。对呀，对，你在里边双飞，就算看到一下，那有什么道理嘛？不是，而且你何至于？你既然敢在车里面敢停在就是公共场合，对对。为什么就是别人不能看？就是公共场合。好，因 <laughs> 为你在你家我去看，那你可以就是不开心嘛。对。但是在公共场合，你是你不就追求这个刺激吗？啊，敢直接。但是车里边。 是一个公共场合里的车里的 one，他没有开车门探头进去看了。对，而而而且而且还是算公共场合，你知道 Hugh Grant 那个事情，英国演员，对不对？诺诺诺登诺丁街的那个跟跟罗伯斯一起演的那个男的，他就在呃 s a n s e t Boulevard 路边叫了一个黑这个性工作者黑人的，结果就在里面做那个车站搞搞活，结果警察看到了，抓起来啊。 结果他我说是美美美国警察就是说你你你你大明星你旁边开个酒店不就行了你为什么在车里这么省钱呢？这是公共场合，照样把他刷起来，搞得全世界很多女的在那里哀叹。哎呀，我们都想跟你这个，你怎么就这么随便找一个呢？我们免费，我们倒贴的。对， <laughs> 但是犯法还是犯法。是哎、事情关事情道理法是法。我见过那张照片，俩警察乐坏了，你看跟他合影呢。你看这些电影明星在。 在这种情况下，俩警察很高兴跟他合影， <laughs> 抓到大的， <laughs> 没错。所以说，你说二零一一年不是年度就是交通事故回顾，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对。又情对交通事故有什么感触？ <laughs> 我没有什么感我这种不不开车的人。对，不光不光不开车，连房子也买不起。对，这是这是好人呐，这是好人啊。平湖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讲了一怕，还没讲我真正要讲的事儿。萝卜，我我就说啊，这个好人，我们这个大陆人呢也有好的， <laughs> 都是好的啊。我们大陆人，你看，但是好人最后我就说最后怎么样呢？河南农民这么淳朴的农民，名叫韩红刚，我给你看看他的这个照片啊。咱们导演出一下，韩红刚呢是萝这种种萝卜的哪一个？呃，右上角，右上角，你看看着，你看憨厚的人长得都这样嘛，这是韩红刚。 六十亩的萝卜今年大丰收，可是呢，现在这个萝卜卖多少钱呢？一斤才几分钱，四五分钱，这赚不了什么钱，是反正也是亏了。人家跟家里人合计合计，就决定这么着吧，咱们六十亩地的萝卜呀，给市民们发个信息，免费来享用，免费让市民们来享用。结果这个好事儿最后变成了什么呢？嗯，韩红刚说，第一天来了大概有几千人。 <laughs> 这几千人把萝卜吃完了， <laughs> 问题是其他的蔬菜就遭了殃了，你知道吗？就是第二天也来了几千人，第三天啊，那个车呀停的已经是无望。他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他在郊区农村吧那种地方吧。这个车已经停的是望不到边了。然后事实上这一场这一场浩劫呀，造成什么？这个萝卜自然都没了是吧？但是。 辣椒、菠菜、香菜，这个地啊一片狼藉，红薯损失了三四万斤，我怎么那么能吃啊？红薯三四万斤，还有辣椒抢走至少两百多捆，菠菜被三分之一已经不见了。他们家被洗劫了，觉得？不，可能不光是他们家，整个有不光是别人家的，大概这家伙一拥而上，你知道吗？ 这些事情有点奇怪，这有点不可思议啊！因为你想，那去的是城里人吗？城里人开了车去，对。那你说，这什么成本呢？那你你你，假假如说你在城里住，你为了免费的一点萝卜，你开出去，这等于是一个郊游项目了啊！是啊，对不对？你要从经济来核算，这个油费都不止啊。但是这种贪小便宜的心情，绝对。 可以屈指于，就是赢过我们，再算后面这些成本。你觉得是一个女孩子？没错，他们最了解。如果对，如果你，明显说最后一天什么降价，什么三百块。 那你就没有想说你要花一天的时间请假，你要去排周年庆，你要花时间成本一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只为三百块，你还要花三百块。如果你不去花这些，你连三百块都别花。对。大家没想这些，就觉得便宜，而且就觉得免费，光想这个，你不会想那些时间成本、体力成本，没错，或者甚至油钱成本。他他他会把它当做一个郊游，我估计那几千人去啊，就等于是也是玩。 啊，等于是大家哦，那个地方有免费的果，哎，不是，而且跑到那里就什么水果，而且那些比较新鲜嘛，又没有啊，没有污染，对不对？没有经过处理，他们等等。而且这个他们说这个就是看出一个有研究群众心理的嘛，嗯，哎，这咱们又可以就研究一下，叫广场效应，对，就是说呢，就像是一群人凑一块儿，这都是个危险的事儿，为什么呢？ 群体凑一块的时候啊，平均每个人的道德水准呢，会比他一个人的时候降低啊！真的吗？因为他有一种免罪的心理，因为我们以前，因为法不责众嘛。我们以前玩过这个游戏， <laughs> 游戏，我们以前只要是 SNG 在的时候，民众就会什么叫 s n g 台湾不是很容易做连线吗？ 然后我们有一台车子，然后就有个卫星嘛，然后只要有记者在那，通常大家就是觉得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有一天只是去吃个饭，因为车子嘛就停了，然后我们就大家去吃饭。出来哇，我们整个车外面被围着，这样满满满满满，然后每人在想说这边发生什么事，但也没有。你知道，就是一个人只要在那边看，然后全部的人就会。你你讲你讲的那个是大家做看客围观。看热闹就是这个现象，或者说我们就架个摄影机，然后有时候就只是我们就。 架个声音，然后就往某个方向看，就就真的会有人来。问说这边发生什么事，今边发生什么事，然后慢慢 <laughs> 慢慢慢慢。是是是。然后人一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做街访。 <laughs> 因为有们有说，结果结果就反而可以造成的事情对对对，因为我们有时候找不到人做街访，然后就在路上乱画，浪费时间。因为我们有截稿压力，所以我们摄影师常会用这一招说：“哎。” 我们就在这边，你就一直往一个方向看，会有人来跟我们讲。所以，我跟你讲， <laughs> 根据我对历史的研究啊，我就发现呢，说什么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跟你说，谁说这句话，谁就是在忽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什么时候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从来都是瞎不糊眼的，你知道吗？他这个凑到一起呀，这个人呢，真是就可以比平平常你为什么人家说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是显得那么样的重要，尤其在今日之中国，对吧？就是因为啊，太多的人凑到一起，你这甚至你想见网络上的这种情况，一群人啊。 呃，他都可以骂一个什么事儿？对对，其实他过脑子吗？他不需要过脑子，那对他可能就跟大小便一样简单。嗯，他是个痛快嘛。从众心理，呃，也是个从众心理。但所以呃，那个精明的政治家呢，他就设计了一些场合，让民众呢去安全的宣泄他的从众心理，比方说大型的演唱会。 比方说，美国每个星期天的橄榄球比赛，嗯，那那其实好无聊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可是他可以把整个城市的市民，这一天，你要星期天大家都休息了，这是最容易发生暴乱、群体事件的时候，他把大家都弄到那个体育场上去释放，是吧？释放。 啊，你你你去看演唱会，你不管上面是什么人在唱，只要那下面的人都会昏过去，还会，他把这个眼泪唱，为什么？因为本来你还不好意思，这个时候你你本来听一个人，你本来也就这样，你们去看演唱会都是这样嘛。然后旁边的人他啊疯疯癫癫，你也开始疯疯癫癫，其实都是为自己，每个人其实都是为自己荷尔蒙啊。 所发说说什么刘德华这这个这个周杰伦这些人也是为安定团结做了贡献。 <laughs> 我我那天正好从机场出来，去个洗手间，其实洗手间一出来就被被堵住了，我心想怎么回事啊？嗯，后来一看，哦，刘德华。 刘德华最近怀孕了是吗？刘德华的老婆怀孕，他怎么怀孕？ <laughs> 他让人怀孕了。 <laughs> 刘德刘德华，哎，这这事儿你知道什么八卦？ <laughs> 没有，就他怀，就他老婆怀孕了，是吗？人家是五十一岁有孩子了，对不对？没没别的什么事儿吗？没别没别的什么意思？人家你想知道？人家得了金马奖男主角。对，双喜临门。是怎么怀的呢？怎么怀的？这我我不知道。对，应该你看你不知道吧？ 广告的时候，我说给你听，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凑一块儿就疯狂，你看台湾，我觉得最明显。我去台湾。 觉得这个人都那么好，一单个人的时候那么样的和和气气，但是你看造势大会闹闹闹闹事儿的时候凑一起，这个台湾人同样是台湾人呢那家伙就跟就跟什么野野野兽一般的吼声，是吗？就你说像造势大会那一种吗？就是。 就你在一个群体里面，你可以找，就像你说，你可以找到一种安全感嘛，认同，就是被被一种认同。那你不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被他区隔了。所以呢，如果你一村的人都被找去做肇事大会，你今天在家里面，你就觉得，对我好像被孤立，好像没有人理我。那这种感觉很比你在那边做坏事，我觉得那种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应该更大。所以大家只好。 跟着有有有次在台北造造势大会，杨景林在那里做采访嘛，然后就拉住我就采访，说你有什么感受啊？我说我很久没看到这样的群众大会，很亲切。我说什么？ <laughs> 因为大陆现在没有这样的群众大。会。哎，你说河南这事算不算群体事件？上面领导要不要负责？群 <laughs> 群体拔萝卜事件， <laughs> 群体拔萝卜。我我我突然想到，这其实是个商机哎。如果是有生意做生意的人啊，他完全可以在郊区啊搞那些农庄。 然后就吸引城里的人，比方说你就付一定的钱，你随便拿。不是，这是农家乐，是现在是有。你去付一定的钱，你随便拿，那很多城里人就星期天当一个郊游，这其实是可以向良性发展。哎，台湾现在就是农农农农家乐，有这种这种情况。那我现在不能理解是，如果你今天去，你觉得哇，好好，这个人很好，给我免费的萝卜，但你为什么会对一个好人说拔他们家他要卖钱的辣椒？ 这就是你怎么回馈他？这是什么样的现象？这个线下你到处可以看到，中国公路上现在稍微开的好一点的车的人，他可能十年二十年前也在种地，也非常苦。但他今天稍微好一点，他对于其他在种地在旁边打工的人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你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你你想象一个东西，那我跟你说，那等不是那是就是一哄而上。你说这个人为什么？我跟你说，人一凑一堆啊。 一凑一堆啊，你就不是你自己了， <laughs> 你知道吗？你看见他拔呀拔呀，看见大家伙又一热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拿嘛，很热闹，很开心，很 happy，说说说张玲说。